Thank you. 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啊来到上虞普净寺。嗯，释迦牟尼佛，圣。 都是兄弟姐妹。OK，那，我们有法成佛成佛法，没有法，我们很难成就一切法度的圣者圣贤。我们很有可能都成为同样的人，那就是一个。 悟道的人，只要你肯修。成烦恼，成灾难，包括我们，一切一切的，啊，法事道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嗯，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 今生来到这个世上的作业，每个人都要写这个作业，都要完成这个。如果我们从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彻底毕业了。 เห็นเรื่องเกิดเจ็บเจ็บตายตั้งแต่พระชนมายุสิบหกพรรษาถามพระเจ้าปู่พระเจ้าย่าพระเจ้าตาพระเจ้าใหญ่ไม่มีใครตอบได้สีทัตถะจึงศึกษาดังนี้เป็นส่วนตัวออกจนถึงอายุยี่สิบเก้าปีออกศึกษานี้โดยตรง释迦牟尼佛在海瑞 在他父亲之前，啊，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啊，问他的父亲、母亲，问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解释，也更没有人。能 这首，六年整整。嗯，出家整整六年，经了十差，百样，第第六，对嘛？这所有都改了，改。嗯，十六年间，啊，十六年间经过了啊各种各样的。 修炼和考验，啊，对的错的都经历过了，最后，最后才真正的找到了。啊，说要在身和心上面下功夫。嗯，那是对。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每一个是什嗯，我们每个人都是啊佛的弟子，佛的学生。我们要把学习当做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啊，用决心跟你的身在一起，用决心跟你的心。 คนก็มีกายทุกคนก็มีจิตใจสติทำในมันกัน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ดูเข้าไป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กับกายมากมาย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กนบจิตใจก็มากมายนี่จะได้รู้เข้าไปพบเห็นอะไร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ห็นมันเห็นมัน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生的生 和灭，也可以看到心灭的生和灭。大家不断的去探索这个生和心，整个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俺老他做那些啥的呀？俺们老是走路的话，他来，只有从这地方谈那事。 เป็นสูตรในพระไตรปิฎกยาวพอสมควรกายานปัสน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นี้จะเห็นกายในกายอยู่ประจำแล้วอะไรที่เกิดกับกาย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ข้าไปเป็นเรื่องต้น想要自念住，自念住是可以带我们真正 离苦的最好的方法，身、受、心、法，啊，就心去关心，就身去关心，就法去观法，就受去观受。阿弥。 เราจะอยู่ที่ไหนรู้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กลับมาดูนี่ลองดูไว้ได้เป็นทางสอนให้รู้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รู้แล้วความรู้ยังได้ไรไม่ใช่เรียนให้รู้ 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วิชาที่พึงให้เป็นแล้ว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เห็นมันรื่องนี้มันหลง 那个歌那多龙啊这个包括龙是吗路是多啊龙龙的路是多啊因为龙没路好人们说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跟觉心在一起时时刻刻觉知自己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在你的家里还是来到寺院里你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决心，不管你在做什么，大事小事都应该有决心。我同一个人讲，啊，他讲没没在乎光没在乎成绩，没在乎这些，没在乎这世道啊，应该那心里应该应该应该。 าว่าจะมาอยู่นี่คือวันเกิดวันแล้วมาพิสูจน์ลองดูนะจะไปเชื่อกันไปเลยไม่ไม่ใช่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มารัวใช้หลวงพ่อใหญ่ มารัวใช้ท่านม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กันอย่าคิดคิดว่าจะไม่พาหลงที่สงทางแน่นอน我呢，跟大家 一起在普净寺，应该是啊九天。那么在在这九天的过程中，咱们都来实际的啊实实在在的来看一看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嗯，我来呢，嗯不是来给大家当老师，我来呢。 是来给释迦牟尼佛啊做仆人，给佛教做仆人，也是来帮助嗯大家，也是来刚才呃和尚说也是来为嗯来帮智些法师的忙，大家一起共同弘扬正法。嗯。 คนในโลกคนในโลกนี้มีสภาวะที่หลงมีสภาวะที่รู้พอดีกันเลย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นี้ตอนนี้จะีทีมันจะมีหลงมีหลงมีรู้มีหลงมีรู้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ถ้าไม่หลงก็รู้เลยกรับนี่คือ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การจำแนก 每个人都有两个面，一个就是迷，一个就是悟。每个人都有迷的时候和悟的时候。那么没有修行的人，基本上迷的时间比较多，悟的时间很少，知道的时间很少。 那我们来修行了，要有所改变，让你自己迷的变少，知道的悟的变多，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的心念，看到自己的整个的变化，不停的在迷和悟中这样来来去去。那么九天内，大家好好的实践一下。 ก็ชี่รัสตาเรียนรู้มาที่เจ็ดศาสตร์จบมาที่เจ็ดศาสตร์สาขาต่างๆนั่นไม่เกี่ยวแต่ว่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ความหลงตัวเนี่ย ต้องต้งแต่ค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ย เราจะมาทำเรื่องนี้กันไม่ใช่ม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มา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มันผิดก็เห็นมันถูกก็เห็น มันสุขมันทุกข์ก็เห็นมันหลงก็เห็นมันรู้ก็เห็นให้รู้เลยไป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ที่จะมีความรู้มากจึงมีหลั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ด้วยว่าภาวนาขยันรู้เอาไว้เป็นหลักไปก่อน所以我们这啊完整的这个七天七的过程中，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啊。刚才一直讲，如如如，你们听见吗？这个台湾就是知道。 说，嗯，那么在这九天中，不管是对的也知道，错的也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也知道，苦的也知道，悲伤的不快乐的也知道，啊，快乐的也知道，它都是两个。嗯，还说，那么知道了以后呢，不再。 哪一边也不在乐哪一边，不在对哪一边也不在错哪一边，不在好哪一边也不在坏哪一边。我们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看自己。为什么整天在对错、好坏、苦乐之间这样？ 来来回回这儿来这儿去，在这里面打转呢？This is the other thing. ไม่ใช่หัวคิดปัญญาแต่เอาสัมผัสเอาเอากายไป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อาใจไป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ไปต่อออกไปต่อออกมันเป็นให้เป็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ยเข้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ำ我们从书本上看来的 用你的记忆去记住的东西，到了真正的关键的时刻，一般都不太好用。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体会，尤其是啊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打击的时候，一般你都做不了。啊，那么在这七天，给大家就实践一下。 从自身上来修，从自己的身和心上去体悟，不停的知道、知道、知道每一个心念，你不找不到答案的。那么，我们都有一个身。 对不对？啊，那大家把右手放在你的腿上。谢谢，大家看。来嗯，师傅的手在哪？在在在哪？能回答吗？师傅的手放在。 Well, they're not patient. ต้องถามใครไหนว่ามือเราอยู่ที่ไหน ต้องถามใครไหนว่ามือเราอยู่ที่ที่ไหนมือเราอยู่ที่ไหน ต้องถามใคร我们一定要问别人啊，我们的手，我们每个人的手在哪？要问别人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手在哪吗？这光手在啊，没有人答。啊，大家都有答案对 没有问题。在上走。坐公船就是这样，只有答案，没有问题。不断修，不断的想到越来越多的答案。多看答案，好点，没问题。嗯，别人是无法代替你去回答，因你必须要自己去从自身来实践。好，大家分右掌。 有啊，有，有声。拿起来，知道吗？手拿起来了吗？你的手拿起来了吗？回答。啊，你知道你的手拿起来了吗？知道。好，放下，放到小肚前。把裙子上。 สายฟางว่า左手三脚รู้จึกตัว觉知ตัวรู้สึกว่ามืออยู่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สติ觉知ิล้วตคลื่อน拿起来你知道你的手拿起来了吗拿手放ค啊，放到啊，手，ลู้ที่มือไปคิดลู้มันพบเห็น 一定要知道你的手放在对你手上面，而不是用大脑去思维，不是。มือสองท่านสองข้างอยู่ที่ใดมือสองท่านสองท่านอยู่ที่ใดเดี๋ยวนี้อืม师傅的手在哪ไม่ใช่อยู่เขานะเลื่อนมือข้างขวาขึ้นมาหน่อยนึง好里面的这只手 ุกเปริมสร้างรู้วางลงรู้ว่างลงรู้ยกขึ้นมารู้เพื่อนที่ใดรู้ที่นั้นรู้รู้ 母亲在哪儿？在手。在手里。那么大家知道，每一个动作，你的手在哪？这就是身念住，四念住里面的身念住。 จะทำอย่างไรที่จะรู้มากๆเรียกว่าขยันรู้ภาวนาขยันรู้มันขี้ได้มันขี้ได้สิบสี่รู้那么十四的动作，你知道的越多越好。หนึ่งรู้一知道สองรู้二知道สามรู้三知道สี่รู้四知道 ห้าลูก五知道หกลูก六知道เจ็ดลูก七知道แปดลูก八知道เก้าลูก九知道สิบลูกสิบเอ็ดลูกสิบสองลูกสิบสามลูกสิบสี่ลูกวินาทีหนึ่งลูกทีหนึ่ง 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สามพันหกร้อยวินาทีถ้าลูกทุกเวทีก็ได้สามพันหกร้อยลูก เรียกว่าภาวนาขยันลูกแบบนี้ ไม่ใช่คิดลูกให้มีส่วนรู้ที่ว่ารูปที่ว่ากายในพระสูตรว่า กายยานปัจนาสติปัฏฐาน นี่คือของจริงชั่วโมง ดูถ้ารู้วินาทีละครั้งจั่วนมงนีงก็นามวินาทีละครั้ง一秒钟，大概一秒钟，我们知道一次。那么一个小时，我们知道了三千六百次。 啊，好，啊，我们继续做治疗。啊，第三个，你多放几年。啊，一次一次的知道，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治疗。多给它揉一揉。左手知道，拿起来知道，放下就知道。一，打开，左手知道，拿起来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你比如不是他，来，不是他，不是瓦，不是瓦，来。一次一次的知道。嗯，知道，知道，知道。 心不要去想别的事情，把你工作、把你家里一切的事情放下，啊，只活在当下。当下你的手在做什么，你要清清楚楚。嗯，我就是清，我每天在打，我都这么 如果他嗯不小心跑掉了，没关系，你不要责怪自己，轻松的再回到当下。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真正的休息”，就是行住坐卧每一个动作，从十四个动作做起。 你要清清楚楚你在做什么。对吧？我们先要把大家那些内部、内部我们第一关那个来打开。对对对。在做的过程中呢，大家不要太紧张啊，大家不要太紧张。如果内部跑掉了，不要责怪，还是刚才说的，轻轻松松的，再回到当下，再开始，再开始。 如果我们强迫自己，你不要去想，呃、工作上的事，你不要去想家里的事，这个就会变成，嗯，生魔他，生魔他就是指观里面的指，就是所谓的禅定，就会进入到禅定里面。嗯，没错，哎，维巴那，我就是说，再分别多路，再分别多路。 现在修的是提波身嘛，提波身呢就是观，观是真正的要去观，你的身在动，你的心在思维，你要知道。嗯，逻辑还是八分了，逻辑分我们只知道当下，而不是去知道过去和未来，我们只活在当下，知道每一个每一个。 细微的当下，我们都知道。那老佛他写那篇呢，说，知道，他只是在看，看嘛，但没得见什么。嗯，那么呃，老佛那篇就一直这样讲，说我们知道，而不是有一个我在知道，而不是跟他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他，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他。 到底，该该怎么样？嗯，那么我们有身有心，我们在身动的过程中，我们的念头清清楚楚。你的念头是不是在当下？就是你现在你知道吗？你在你的手在做动作，你的心是否在当下？你知道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静静的坐一会儿，跟着我做。如果嗯，你可以做的很好，不一定要按照我的速度。好，刚才还讲说，这个动作不一定要太快，也不一定要。太。 那么适合你自己，嗯，不要太放松就变成了放逸，但是也不要太紧张，这样会让我们修到了反方向。所以大家还是自然的、轻松的。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闭眼睛，眼睛睁开，望在窗那，สบายสบาย呢。 很舒服的往前看，很轻松自在的舒服的往前看。往开，สบายสบาย，跟人掰了不？啊，我这边坐一边，看自己，你现在是不是太紧张了？你现在是不是太专注了？ 在用的词是舒服，个很舒服的事情，越修越自在，而不是越修你的脸越难看。所以，那么大家脸上应该是微笑的，那心里也是微笑的，越修越微笑才是正确的。 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ครียดเราจะรู้แบบสบายๆ จะสนุกที่จะรู้那么如果你是带着轻轻的微笑在修的，你会发现修行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การที่เรารู้รู้ตัวเองใน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ดีใน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ดีนะ ตอน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เกิดเป็นปัญญาเป็นธรรมะ 就在我们每一个动作的当下，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啊当时的状态，你知道你的动作啊是如何动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始。佛学这条路嘛，二十三、十四、十四、四，大部分都是我们身外，是佛学外在嘛，外在。 我们现在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七、十八十岁，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过去我们都是向外看的，我们都在看别人，啊，那么从今天开始，至少在这七天七夜内，你好好的看一看你自己。 身外的这个啊知识，你学多少都毕不了，毕不了业。啊。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因为到老还学不完。可是这个你能毕业，只要你认真的从自身上去看、去观，你一定可以拿到这个毕业证。我毕业了。 เริ่มต้นกลับมารู้ ที่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ที่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อยู่轻松的大概两号，放松并不是惯例，但是放松是非常重要的。พอเรารู้ตัวนี้นะมัน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ใจตัวเอง แล้วก็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เรา在 向内看，看自己，轻松的看自己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真正的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看到别人的问题。那么真正的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个啊，就是智慧。那么当你看到几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某些问题而一边挥手一边苦， <laughs> 一边做手不动作，一边好苦啊，好烦啊。你放下它，你能看到它，你已经很进步了。最可怕的就是你的念头，嗯，像万马奔腾一样，可是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现在大家，呃，一边做动作，一边回答问题。你现在知道你的手在动吗？知你是一次一次的知道吗？啊。是别的吗？有没有去想别的事情呢？有。 <laughs> 有没有想工作啊？想到家里啊？ 还有我讲了一句话，你就在那儿 <laughs> 想起你看到的一些经典啊什么，有没有？嗯。然后你的念头跑出去了，你有没有很快的回到当下呢？啊，听 นี่เป็นรูปแบบนะเราฝึกกับ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นการนั่งทำไมเราต้องฝึกกับมือ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ใช้มือ 为什么我们要在呃现在手上打基础呢？因为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一般不是用手就是用脚。那么我们现在这一部分是先用手，然后等一会儿想呃先教大家推齐的。然后走来，然后泡泡手，拉拉啊，洗洗，擦早上就睡醒， 你的手要工作是吗？要洗脸啊，叠被子啊，刷牙，吃饭啊，你的手都在动。我们现在在打基础，等你回到家里，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起来叠被子，你还是洗脸，你还是洗手，呃，你还是吃饭，你都要学习，啊，你都能清楚的看到你自己。到到天。 พอเรารู้สึก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มือ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ไปเราใช้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ราก็จะรู้กับมือ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นในกิจวัตรทุกอย่าง现你就发现你用手做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非常清楚。 ัดที่การเดินเลยไหมครับสดที่การเดินเหมครเดินจมคมจะก็พอว่าจะผมสาธิตเห็นว่าเดินเดินไม่ตรง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ต่อไปเดินไม่ตรงเลยคือ ไม่มีที่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ผมสาธิตครับบางทีนะเรียกว่าทีเดียวเปิดหน้าเนาะทีเดียวเปิดหน้าทีเดียวเปิดใหญ่ๆอย่างนี้คือการเดินั刚才说了一部分是手，那我们除了用手去做事情，我们还会走路，才会跑，才会跳。 那么现在就是，嗯，脚的部分如果是觉知呢？那么除了做手部动作就是阴行。现在师傅要给大家示范，因为我们的才刚比较小，如果，嗯，像如果比较大的话，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进行。啊，为先做示范，看。那么接下来就是阴行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呀，来呀。嗯，那感觉到那个大回过的。 啊，低头沉，做关节、腰、髋。啊，进行跟做手部动作没有区别。连哒步哒，连哒步哒。我们在一个最自然、最轻松的状态下来进行。路，路。我们每一步都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เอาจังหวะไหนก็ได้ว่าแต่รู้รู้ไปขนาดแล้ว千万不要太专注，轻松的，放轻松的，自然的。กับท่้ทีกับกับท่าทีกับกับท่าทีกับท่าทีกับหัวทีมันจึงไม่เวียนเวียน在两点之间 大概十二步到十四步左右，超过一步少少一步分无关紧要。好，那么转身的时候呢，你这边如果是左转，那边应不转；这边左转，那边应该右转。如果你一直左转的话，你就晕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从这边左转，回到这边你。 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啊，重点就是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一次一次的知道。根根扎起，干，伸歪。 ก็สมควรเจวลาวันนี้เนาะเดี๋ยวให้น้องยืนแล้วก็เดินย่ำอยู่กับคีก็ได้ครับน้อง ยืนแล้วก็ย่ำอยู่กับคีก็ได้เดี๋ยวเราลองรู้สึกตัวการยืนด้วยเนาะยืนเด้วยนะ大家看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吗？在两点之间走直线，走直线，呃，不要走太远啊，然后左转右转。现在师傅想让大家在原地。 来练习一下站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你怎么觉知？大家体验。我们在原地站着不动，也可以觉知。哦，哦，两叉几个屁，那个都是屁，叉个都是哦，我们练习这个脚回来。 慢慢下去。拜拜。轻松了哈，不要太紧张，放松。你的脚接触了地面，你知道吗？知你的腿在动，你知道吗？没有动。动吗？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一次一次的知道。 而不是连成一片的，知道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用点力啊，用点力跺脚。下啊，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走路的时候是这样知道的吗？ 你还是一边走一边惦记着你要做的事情，还是一边走一边想着五年前的事情。同事心里想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边走一边聊天，跟别人说话。嗯，现在还要打电话。对。

如何的下楼梯，如何的走进你自己的房间，你都应该清清楚楚，就像这样，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嗯。如果你啊突然啊没接触到，忘了去再调节一那个了，也没关系，啊，轻松的回到当下。 那么，嗯，这个除了刚才坐着的这个手部动作啊，我们还可以在站着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站着不动，也可以做手部动作。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去房间里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平躺在床上做手部动作，一模一样的。 手的动作，把头别转起来，平躺着做，眼睛睁开，一直做到你睡着，就是觉知，一直有觉知的到你眼睛闭上，太困了，不行了，睡觉了。啊，就是你闭上眼之前都是在觉知，那明天早上你一睁开眼睛，你也动一下，你也做个几遍，再坐起来，再从床上坐起来。睡觉前你是带着觉知睡觉。 早上睁开眼睛要起床，也是带着觉去起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那老师说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明天早上开始我们一起用功。